不说闲言，不啰嗦，在表表好汉武二哥，众官兵为了杜建福，嗷嗷叫着把凶手捉。好武松杀开条血路往外走，他整整一宿没歇脚。正走之间猛抬头，呀，前边到了狮子坡。武松想张家店里我换衣裳，也顺便雌雄嫂奔走梁山伯。天色不亮，行人少。 他绕着个弯儿的往里挪，翻后墙进了张家店，吓得二娘一哆嗦。哟，哎，我说武兄弟，啊放着个正门你不走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再一瞧，兄弟你打喝出来呀？为什么浑身上下全是血？武松把前前后后讲一遍，乐坏了二娘也差破。嗯。 不愧是大虎英雄汉，这一场杀的真快活。好兄弟，快到上房坐，你哥张青还睡着，叫醒他给你换衣裳。嫂嫂我，房子屋去给你们烫酒喝，两个人说说笑笑奔前院啊。孙二娘扯开嗓子就张罗，哟，我说当家的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别呼噜呼噜紧着喝了，快看看这是谁来了，惊动了张青。 行摘罗，简单说。 他们弟兄见了面儿，就在上房把酒喝，一直喝到大晌午。弟兄们越喝话越多。武松说：“多谢兄嫂好情长，俺五儿不可在殿中久耽搁。”二娘道：“说那有啥呀？哎，这点小事用不着多。纵然是宋王老儿有王法，狮子坡就是你的安乐窝，又吃又喝，你住下吧，嫂子这玉皇阎罗管不住。” 武松闻听，忙施礼：“兄嫂在上，听我说，大丈夫志在除暴安善良啊，怕的是在家闲吃喝。咱弟兄后会有期，能得见，容小弟奔走梁山伯。”二娘见武松一心走，兄弟不知听我说，兄弟依我说，你不如先奔二龙山，大寨主啊，就是那鲁大鲁大哥。 哦，武松说：“鲁大哥占据二龙山，不错，那太好了。我正想他，就以嫂嫂之见，俺去二龙山。”二娘说：“等以后，呃，我和你哥也都去，凑齐了，一块同奔梁山泊。”武松说：“那太好了。”哟。 不过你这个案子一发官府动必然是苗兴花想把你捉，明争暗探遍全城啊！你这事儿大办难走脱。那放心吧，我是当家的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别在家里闲吃喝。张青说：“我哪儿去？你到外边探探风，啊，摸清底细回来说。”张青点头说声好，他抬腿离了狮子坡。 地下长情且不表，但表表二娘也差破。二娘说：“兄弟嫂子，我早有大主意，管保你平安见到陆大哥。”嫂嫂什么主意？孙二娘拍手一乐，刚要讲，可了不得了，跑几个店小这张罗。我说：“二奶奶，快着吧，快着吧！官兵为了狮子坡，真的吗？呃，错不了。来了多少？不够一千，也够八百。” 来的好快呀！哎，可不不慢。为首的倒有一员将，红胡子、蓝脸，长得恶，胯下一匹乌骓马呀。那个个头足够一丈多，手里头使的是板门刀，就是那威震孟州的宇文德。孙二娘倒吸一口气，是他？就问此人马上不下了不得？他本是孟州兵马副都监，普天下这样的战将不大多。 我说二奶奶，光这些官兵还不算呢，呃，老地保还领着包公差奔这呵，哟，真够热闹的！这是哪个王八羔子走漏的风声啊？怎么来的这么快呀？所有人等都纳闷儿，只有俺唱排书的最明白。那武松，都见府杀人刘明星，惊动了知府大人把堂坐。知府一想不对吧？武松从军到恩州走了。 怎么会是他又杀了人呢？再说杀了人还有把自己的名字留下的，这不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吗？呃，知府堂上正彩想，大外边进来一人把头磕。大人，我是八大镇的总地方，飞云铺正归我管着。昨天那里出人命了，呃，整整死了人四个，两个打扮是解差，还有两个不认得不。 哦，知府一听明白了。半路上武松一逃脱，怪不得杀人敢留名啊！此人的胆量真不弱。天上早，料那武松走不远。你们可知这近边处他与何人有瓜葛？众差一问，听心暗想：纵然是知道，不能说。好汉武松走不远呐，要落脚准去狮子坡。 孟州地儿啊，除了那里，没人敢收留。那张青够朋友，讲义气。孙二娘待俺也不薄，就算是没有这人情在，也不敢戳那个马蜂窝。要是得罪了那两口啊，不定哪天准下锅。众差役心里明白，装糊涂。啊，突然间，有一人跪倒把头磕：“回大人，小人知道一个去处。”哦。 是半头杨柳吗？哎，正是小人这杨柳。他和杜坚沾点亲，呃，跪到大堂把话说。那武松啊，结识张青孙二娘，都不远，准在狮子坡。哦，有理。来呀，捕快人等，快点走，狮子坡去把人来捉。是。慢着，还要以防万一，武松不在狮子坡。 各大小路上都要有人追访，是杨六说：“大人先别忙，那个张家店呀，可是老虎屁股不好戳，真凭实据抓不到。呃，那两口子可惹不得，闹一闹，怒一怒，他敢把大人下了锅？这把我下锅干什么呀？他那个店是黑店，呃，赚大人肉卖吃喝，卖这么厉害。” 依你之见呢？依 <laughs> 我说呀，呃，不如先礼而后兵，抓住把柄再动干戈。伙计们，先去来软的。大人，你派能人多带兵围住狮子坡，查清防准武松在。满店的人等都烧着。 知府闻听，把头点：“嗯，你这个主意很不错，就命你带上铺快二十五，头里走。我派人去请于文德，只要查准武松在，有于文将军把他捉。”杨六就说：“好好好，只有他能抵住二娘和老婆，因此上杨六带人头里走。于文德大兵围住了狮子坡，还是杨六心眼儿刁啊。” 而狮子婆先去找地保把话说，他让地保做个引荐。老地保闻听，心里一哆嗦，心安想：我今年刚刚五十岁呀，难道就该见阎罗了？呃，张家店里去找茬，这是把老虎屁股戳呀！ 可干的就是这活，不去又不行。临出门，他把老伴叫：“我说老婆子，我走了，你也别闲着，大街上快去买棺材，待一会儿张家店里去抬我去。”他把后事都安排了，呼呼啦啦来到了张家店门口，停住了脚，看见了门口有个店小马子正蹲在那是吃啦吃啦的把刀磨。 他哪知道，这都是二娘早安排了。所有的店小没闲着，我盯我扎板子头巾脚油巾备好了七斤断骨的快家伙。呃，一着武松非要打，二娘就说用不着啊。孙二娘那是干么的？早料到，官兵也不敢轻易动干戈。又听说地保带着衙役来了，哦，这是先来把底儿摸呀。 他把武松安顿好，派小五门口把刀磨，实在不行就动手。小五先踢头一脚。那个老地保硬着个头皮施一礼：“呃，伙计兄弟，们忙着。”小五说：“可不，怎么到呢。呃，店里今天要发财呀，有一批肥羊到这，掌柜的吩咐要包圆儿，磨快了钢刀好放血，有一只捣蛋不听话，剁掉了脑袋先下锅。”这。 伙计兄弟，掌柜的在家不在家呀？哪来的客人打听我呀？哟花影未落人已到，出来了，二娘也查破。只见他没穿红袄，和绿裤，一身的短打怪利索，七星扎包把腰围，三尺绸子把头裹，英雄小衫多么可体，新绣的花鞋正可脚。 呀，我只当客人来住店呢，原来是众位朋友到这哈，别在外边紧着站了，啊，请请请，店房里边把茶喝。杨六弟，报心暗想，这个女人怪谦和，呃，对了，常听人说，孙二娘不管见着谁，开头啊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你可别惹着她，她要一翻了脸，再想从她的手底下囫囵着出去，那可不大容易。 可不，你瞧他那个脸上皮笑肉不笑，透着杀气，得多加小心。地保上前忙施礼：“店大嫂，哟，这不是地保到了？嘿，稀客稀客，奴家有礼还上，有什么贵干，无理说。”呃，张大嫂，俺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啊，公事在身，无奈何。什么事儿啊？ 呃，是这么回事儿？昨晚上有人夜闯杜建府，啊，开刀杀了一大窝。的哟，二娘一听，把大嘴儿嘣的一声跳起了大拇哥。我说老地方，杜建府乃是兵马重地呀，此人也敢闯，是条汉子啊！这你就别夸奖了。呃，不知此人姓啥叫啥呀？呃，提起此人呐，倒也有名，景阳冈打虎的武松，武老二。 哟，我说呢，除了他呀，别人没这份胆儿，也没这份功夫。竟阳敢四条腿的虎他都敢打，何况那杜建福两条腿的人呢？啊，这个张大嫂，你你少说两句吧，你啊，这啊，好，我少说两句，嗯。 二娘说：“要拿武松，你们快点去吧。啊，天不早了，别郁闷。你们要碰上拿不住，要我帮忙，只管说。这耶，地包杨柳直咧嘴呃，这个女人卖膏药，她她还要帮着拿武松啊？你不帮着武松拿，俺俺就算烧了高香了啊！哎，张大嫂不愧双快人。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 你张嘴干什么的？有话就说。哎，大嫂啊，那武松逃出了孟州城，听说是来到了狮子坡。因此上，知府大人传起了话，点兵派将把他捉。狮子坡，凡是店房都得搜。因此上来到大嫂您这呵，大嫂别见怪，多多帮忙。二娘说呀，这是要搜奶奶我的个店呐。呃呃，不敢不敢，随便看看。 二娘就说：“那好办呐，呃，只不过有件事我得问明白。那武松来到了狮子坡，是哪个朋友这么说呀？啊，哪个？啊，呃，反正不是我说的，那是谁呀？” 你叫他出来，我问问他啊！我问这杨六一件事儿不好，呃，强不上前把一坐， <laughs> 呃，也不知是谁胡猜疑，悄悄的对给大人说：“大人传令，咱就得办呀。”我也觉着吴老二不会来到狮子坡， <laughs> 可弟兄们都是吃的公事饭，叫咱来就得来呀！我说大嫂，您多多帮忙吧！耶，众臣一位听心安，骂这个小子敲开两面锣了。 你来这个呀，二娘两口子往日见面对俺都不错。你这么一说，他一准琢磨是俺那一个说的，让他日后算账找俺呀？那不行，该谁是谁，宁可得罪你，也不能得罪孙二娘。要得罪了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；要得罪了他呀，弄不好有性命之忧。咱得说个明白啊！ <laughs> 我说张大嫂，一向可好？哟，这不是王家兄弟吗？啊，是我。 你是来还我的旧账的吧？啊，我是哎，你看看要账了不是？要账了不是？ <laughs> 我说，呃，大嫂，那个账啊，好说。你不是要知道是谁说的吗？啊，对呀。说起来，这也是公事，没法子。就是这位杨柳杨大哥，只为他和杜鹃沾点亲，他二姨是张杜鹃三房小舅子的二老婆。二，你瞧这个玩绕的，谁的亲戚遇了难，搁到身上不难过呀？杨大哥也是没办法。 大嫂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 耶，你听听王头有多乖吧！那个叫杨六，是又气又急，还没法说。二娘想，哦，是这个闹钟发的坏呀。行，胖乎乎的肉挺多，剔出骨头能剩百十斤儿。没，他先估量上了。我开黑店，专杀赃官和闹钟啊！呃，早晚你是逃不脱了。呃，这个时候，马子屋旁边端着个刀，是直抽杨六他这个脖眼睁睁就是一场闹，下一段的再接着。